卞延梅的私宅没上锁，宅子收拾的很干净，但一个人都没有。卞延梅。 寻故友的，但他好像全家都走了。你是谁？你又是谁？ <laughs> 我叫沈乔，是玄都山的道士。沈乔，是《礼记》中为鱼神的沈，《列子唐文》中的袁桥山，正是。小娘子书读典籍，是哪家人？ 为何会藏在此地？哦，我我听舅舅提过沈道长。我是窦家阿言，我母亲乃襄阳长公主。你的舅舅应当是先帝宇文邕吧？嗯，我家中有人监视我，偷偷跑出来找边书，但没找着。外头又有人在找我，我不敢出去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难道？ 是宇文晕。这宅子里的人怕是早就走了。你不如先回家去。不不，不能回家。我说回家，陛下召我入宫，阿爹阿娘也拦不住的。到时我就，我就。你去那屋看看，有危险，别人跑了。是。此处不是什么要紧的地方。 人早就走光了，我进去看看便可。是大人，快走！你快走！沈乔，普六如坚，失礼了。嘘，沈道长可知边大夫行踪何处？不知。 受人之托，如今却无法履行，烦请沈道长援手，帮我将窦家小娘子送至苏家暂避吧。苏家，就是你我初见时那寿宴，美阳县公苏威的府邸。国公可有发现，需要小人帮忙吗？啊，不必了，我这就出去。多谢沈道长。 我先将你送到美阳县公府上暂避，你看如何？也好，有劳沈道长了。此事会不会给你带来麻烦？ <laughs> 不会，举手之劳而已。你抓稳了。晋江文学城，梦溪石原著，猫耳 FM。 携手英雄联盟，声罗万象联合出品，古风武侠广播剧《千秋》第六集。那过了庭院。 前面第二间屋子就是美阳县公的书房，我曾随阿爹来过。书房里有人，谁？是神道长，窦二娘。师伯且勿惊诧，阿言此来并无恶意。你们怎么会来此？阿言。 我听说窦家如今被陛下派去的人团团围住，为的就是找你。都怪阿言，为父母带去麻烦。我暂时回不去了，只能过来求师伯庇护。是隋国公让我们过来找苏献公的。唉，罢了，你们且随我来。 苏府里，外人却不易找到。啊，齐王殿下，你来了。二娘，我舅舅，先帝舅舅是被表兄害死的。二娘，你可知你在说什么？舅舅重病在床，唤我过去一见。 进门就听见表兄在里面说说说，别着急，你慢慢说。表兄说：“你怎么还不死？你怎么还不死？你早点死了，我才好继位。有你在一日，我便不得舒坦。好不容易令你躺床上起不来，你却还不肯断气。” 平白折腾人，你，逆子，逆子，你，皇你不孝，朕，朕要让人起草诏书废太子。你敢？ <laughs> 不要白费力气了，父皇。 大周的天子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我。唉，你都躺着了，还折腾什么呢？有什么都等路上再说吧。啊，我这就送你上路。 <laughs> 是你去死！来人，救命啊！我躲在屏风后面的瞧见了，是雨薇。 就以为云文闷死了，陛下，真是他做的！吴舅舅，你要信阿爷。宇文云知你听到了，所以要捉你。他在外面宣布舅舅驾崩，我趁乱跑出去，被表兄发现了。他疑心我，于是派人追到家中。 想借表兄妹叙旧之名让我进宫。你父亲与襄阳长公主可知此事？表兄生性多疑，我怕阿爷阿娘知晓后会在他面前露出行迹，所以不敢说。我独自偷跑出来，本想去找边少师的，可他不在家。宇文云这般为人，先帝在位时竟毫无觉察。 啊，齐王殿下，这位是玄都山的沈道长。哎，沈道长有所不知，先帝在世时对太子管教严厉，太子不满已久，却又不得不忍耐，性情就……我在城外听说，宇文赟大兴土木，修筑宫殿，还抓了许多禁言的人。先帝驾崩，本该守丧月余。 陛下却只守了十来日，还说宇文氏族尚乃鲜卑人，不必遵循汉家礼仪。为此觐见者一律当作乱臣贼子，杖责之后全家流放。唉，陛下嫌宫室过于狭小，要重修殿宇、加建园林，供皇家游猎休憩，还将从齐宫运来充作军饷的财物悉数调用。 许多人因此上书，又被他打压了一批。虎父犬子，可惜了。道长用心武道，对朝中的勾心斗角也许不是很了解。陛下明着是将钱财挪为己用，实际上却是试探朝臣，排除异己，哼，逼得齐王殿下不得不跑到我这儿来避祸。 非常时期，道长来长安有何要事？我受故人之托，本想查看先帝安好，谁知还是晚了一步。你所说的故人，莫非是燕少师？正是。燕宗主早在身陷重围之际，就已料到京城可能有变。他曾对我说，若先帝有不测，就找齐王。哼。 <laughs> 我明白燕宗主的意思，只是他高看我了。如今我手上兵权所剩无几，打起来除了血流成河，让无辜之人白白送命，还有何益处？那殿下也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吧？您带兵多年，以军中的威望，只要登高一呼，还是会有许多人响应的。宇文赟登基之后。 将我一家老小都软禁在府中，用作要挟。我难道可以不顾他们的性命，一心一意要登上那皇位吗？如此一来，我与他又有何不同？哪怕我带人冲进皇宫，有雪庭国师在，照样可以带走宇文赟。到时，他们据地为王，我大周又要内乱。 好不容易统一的北方局面荡然无存，我又如何能眼睁睁看着自己成为导致这一切的罪人？齐王，有的人注定成不了枭雄。齐国刚并入北周版图，根基尚且不稳，突厥人虎视眈眈，若宇文云真的倒行逆施。 同为宇文氏，齐王当有责任保周国之本不被颠覆。我去吐御魂之前就曾找过他，愿以幻月宗全部势力相助他成就大业，取代太子宇文赟。他怎么说？同是曹哥，逆天而行。唉，齐王仁厚，有些人天生心软，就如你这般。 所以，就算宇文宪知道怎么去做，他也做不出来。那他可知，这一念之人会招致什么后果？我已告诉他，一旦宇文邕驾崩，宇文赟不出一月，必会对你这位叔父下手。 两个人，一大一小，自称是齐王殿下的部曲，叫严英，说是带着齐王府的小郎君过来，想求见齐王殿下。他们怎会知道齐王在我这里？是严英吗？他的确是我的得力臂膀，也许是王妃告诉他的。先让他们进来吧。嗯，好。 下，你想杀严英了？哎，起来，起来！男儿有泪不轻弹，你这是作甚？哎，快起来！是，七郎。阿爹，你瘦了。七郎，你们怎么会找到这里来？自打殿下失踪后。 京中谣言纷纷，都说您是被宇文渊那厮，这被皇帝软禁在宫中。王府上下被围数日，我们都急得不行。我去找王妃询问您的下落，想将小郎君们一个个带出来，以免皇帝一怒之下。这王妃让你带七郎出来？是，王妃说七郎最小，还未上叠谱。 就算有什么事，也不容易被找着。那你带着七郎过来的一路上，可曾发现有人跟踪？应该没有吧，我小心的很。不好，沈道长，有许多兵马正朝这里奔来，快，进安室里去。 不好了，外头来了好些人，说是奉陛下之命前来缉拿齐王。我们再不开门，他们就要冲进来了，这可怎么办才好啊！唉，看来我命中注定在劫难逃。你去将府门打开，我跟他们走就是了，千万别让他们伤了苏家的人。哎呀，去什么去？就算你出去。 我苏家窝藏包庇罪名也是跑不掉的了，哎呀，别管那么多，你先去躲起来，我自去应付他们，谅他们也不敢将苏家拆了。哼，看来美阳县公根本不将陛下放在眼里，宁可窝藏侵犯，祸连全家。哼，沈道长怎么哪里都能跟你相遇呢？ 慕容庆，陈功还好吗？自然是极好的。忘了与沈道长说一声，我家主公因献太阿剑有功，已被周主册封为赵国公了。沈 <laughs> 道长， <laughs> 宇文庆，你这是何意？我苏家好端端招谁惹谁了？你怎么将阿猫阿狗都往这里带？哎，苏献公，好久不见。 齐王殿下也在， <laughs> 沈道长，陈国一别，庆甚为思念。想来如今您身体也大好了吧？托福，已经好多了。啊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 <laughs> 齐王殿下，有人告发说先帝暴病驾崩与你有关，陛下命我带你入宫说明详情。若是冤枉的，自会还你一个公道。胡说八道！殿下忠心耿耿，怎会谋害先帝？ 这完全是血口喷人！齐王若是进了宫，还能全息全影出来吗？宇文大夫，出宫之时，陛下曾说过，此事不宜拖延，越快越好。齐王，你也听见了，还请跟我走吧。殿下，您不能去，这一去就没有回头路了。天下都知道您是冤枉的，您一声令下。 小人拼了性命也要带您杀出重围。哼，陛下早已布下天罗地网，就算你们能出得了这里，也出不了京城。退一步说，齐王的家眷老小可还在齐王府呢，你就这么狠心看着他们送命？慕容沁，卑鄙小人，三姓家奴，你有什么资格说话？齐王驰骋沙场，为周朝立下汗马功劳。 今日如何能因为一个子虚乌有的罪名便沦为阶下囚？我苏家失礼簪缨，世代名门，我愿以苏家的名声保齐王清白。作不作证，你们自去陛下跟前说。今日之行，我只要带走宇文宪、慕容先生。苏家郎君可是青城山纯阳观易辟尘道长的亲传弟子，齐王。 慕容先生的话其实没错，还请您三思才是。 <laughs> 这些日子，宇文宪给苏府上下添麻烦了，多谢诸位的维护。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今日我跟他们走，绝不能连累你们。殿下，严英。 你将七郎带走，送去他舅家。 <laughs> 没有皇命，七王府的人一个都出不了京。来人，将宇文七郎也拿下。我已束手就擒，陛下还待如何？难道要赶尽杀绝不成？哼！阿爹。谁？沈道长，你属狗的吗？遇见什么都要多管闲事。 齐王的罪名尚未确凿，便要牵连至子吗？哼，胆敢暗害先帝，自然要株连全家。齐王没有害先帝，先帝是被宇文毓害死的。你说什么？妖言惑众，将窦二娘也捉起来，别放走任何一个人。是。有我在，谁敢动他们？哼，沈乔，我倒要看看。 单凭你一个人，怎么护得住他们？谁说只有他一个？二弟，沈队长，快带他们走！二郎君，你家是要造反不成？不要造反，我们只要公道。母亲，严英，若我跟你走。 那就是坐实谋害先帝的罪名了。你带七郎跟着沈道长走，走得远远的，不要再回来了。陛下，父亲想以死相见，连皇帝清醒，能让这场祸乱就此平息吗？七郎明白了，请受七郎一拜。年是，我们走。 气狼抱紧我！你！王姬！陛下有命，你们宪若抵抗，便可就地格杀，以儆效尤。乱臣贼子！不要回头，出去再说。军校，带着窦二娘，还要照料两个人。 苏府老城门还有更多高手在等着，单凭你的一己之力，能走多远？道所在，虽千万人，吾往矣。城门上的弓箭手听令，准备，不要放箭，住手，继续放箭。 给我的命令，不准停下！住手！刘大都督，下面是齐王故曲和宇文七郎，陛下并没有下令对齐王一家赶尽杀绝，你这是何故？哼，隋国公，想那齐王宇文宪还曾在先帝面前进言，说要提防你，你如今却站出来为他说话，这又是何道理？齐王向先帝进言，那是他职责所在，一片公心。 我不至于连这点容人之量都没有，这质子却是无辜的。刘大都督不妨放他一马，也算是积德了呀。师尊，长安来信，随公公回复了。他怎么说？ 感激不尽，但心存顾忌。 <laughs> 看来是未到关键处，话语待到，那便等着吧。 <laughs> 普六如今自有他来求我们的一天。如今局势也容不得他思索太久。 他与独孤氏的长女，名义上是宇文赟的皇后，实际上却是人质。等宇文赟收拾完宗室和大臣，就该轮到他这个岳父了。他得尽快做决断。哼， <laughs> 既想人后得天下，又想人前当君子，想得美。熙熙攘攘，历来历往，这天下真小人、伪君子都多。 能如沈乔般言行一致，面对诱惑把持自我的人，实属罕见。 <laughs> 像他一般，乱世中还妄图兼济天下的，简直找死！啊，这等行径虽不可取，却让人由衷敬佩。 <laughs> 世尊放心，此番撤离虽然仓促，但我已吩咐各处，沿途若见沈道长，必鼎力相助。 你把玉生烟从阴毁峰下叫回来，往后事多，让他帮你。 <laughs> 多谢师尊。燕宗主日理万机，想来是忘了外头还有客人吧？呃，这 <laughs> 让他等。本座日理万机，没空见客。啊，还有一件事，探子回报，宇文渊集结了一群高手。 聚在长安城外，据说此次伏击势在必得。嗯，要杀宇文宪，用不着一群高手，他们想杀谁？ 听我说，待会儿我护着你，等这一波箭雨过了，他们重新上箭的空档，你沿着城墙下面跑，那里的小门没关，给我断后，你只管往前跑，千万别回头。沈道城就在后面，出了城你就跟着他，知道吗？严叔，起郎，听严叔的话。 快追跑 也罢，我就给崔国公一个面子。都给我停下！不过我得提醒你，我这边手下留情没有用。这小童就算能出城门，照旧是死路一条。你看看城外，啊，城门外那三个人，可是陛下找来的高手。那光头和断臂的是谁？最左边的那个。 是陈公，陛下对宇文宋竟如此重视，连陈公都亲自出马了。斩草除根，都说宇文七郎天资聪颖，陛下只怕放虎归山，日后给自己埋下祸患。 天书。宇文七郎，我劝你莫要再跑了。陛下给我们的命令是死活不论。你若肯乖乖听话，跟我们回去，尚可免一点皮肉之苦。三位手下败将，挺到来迟一些。 还望恕罪。 醉梦天地斜游，趁雾之际一眼开九州。冷月抬手，边阳雨衣袖。梦见了一个我，独下新舟，替昨日少年的来路白虹。不问春山几点斜。 请与我接上花铃啊与你相撞花 当中。 皇家寿宴既是人人能来，广宗主自然也来的。贫道无权过问，只是不知，晏宗主又为何会在这里？晏宗主是不是该向沈道长解释解释？此人是谁？难道本座必须认识什么？假如一切重来，你可会选择在半步峰下为我所救？即便早知道后面会与我纠缠不清，你也便不后悔了。 上阿乔，我几时对你好过，不该是这样的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他又走火入魔，忘记前尘了吗？神道长，您是不是有心事啊？我只是在想下午遇见的那位故人。若不是很看重对方，又怎会念念不忘？